叶修钻研荣耀这么多年，没吃过猪肉也总见过猪跑。目前的职业俱乐部研究自制装备就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像叶修、魏琛这样凭借对荣耀的经验和理解，另一方面就是罗辑所说的这样，用数学知识来掌握每种材料的特点。这两方面的人才，各大俱乐部的技术开发部通常都会具备，相辅相成。 完成有关荣耀的各种研究，并不单单局限于自制装备。星星现在从概念上来说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只不过说经验和理解，叶修和魏琛是十分足够，但要是说数学知识运用到荣耀上，逻辑才是刚刚起步。这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数据资料的积累。 而这些数据资料都是各大俱乐部技术开发部的绝对机密，哪怕叶修曾经是家世队长，却也掌握不到这种情报。魏琛就更不必说了，他那个年头，技术开发部还没这么技术流，都是纯经验打造。要不先这样，罗辑这边又来了消息，把千机伞提升过程中每个等级用到的材料都整理一下。 然后这些材料的用途，凡是知道的都罗列一下，用这些材料制作出的东西都有什么属性、什么数据，越详细越好。我来试着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其中的规律。好，叶修只是简简单单回答了一个字，但一边的魏琛脸都绿了。只有研究出过银武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繁重。不止我弄啊。 叶修看着脸绿的魏琛说：“你所知道的各种材料的用途，也好好整理一下吧。我们要研究的银装还多着呢。”魏琛一听，明白了，星星的数据资料库从这一天起就要逐步建立起来了。哎呀，真想不到啊，我们居然越来越有模有样了。魏琛有种恍然过世的感觉。说实话。 最初被叶修拉入伙时，他心中存的最多的就是过把瘾就死的念头。越是像他这样对职业圈有了解的人，越是对草台班子没有信心。现在的荣耀职业圈早已经不是八九年前了。可是，星鑫一路走来，选手、装备、资金、材料、工会从无到有，再到今天，连数据资料库也要开始建立。 魏琛突然发现，不知不觉间，星星已经是一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了。把星星视为草根队伍的对手，肯定会为这种轻视付出代价。整理材料，魏琛突然呐喊，吓得一屋子人都跳了起来。 结果这家伙早已经埋头电脑前，开始搜刮脑海、搜刮网上的信息、搜刮自己这么多年的研究记录，做起整理了。整理材料，没等众人回过神呢，叶修也突然吼了一嗓子，也埋头电脑前忙碌起来了。这两位怎么了？一无人面面相觑，他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人没疯。 他们在电脑前的神情是那么的专注，比打挑战赛时还要专注。新一周的挑战赛也是线上赛的最后一回合。终于在周五这天到了，星星战队在最后一回合前完成了最后一次队伍人员的更新，狂剑士再睡一下出现在了星星的阵容名单中。 不过，出现在一支挑战赛队伍中的这种变化根本不会有关注，哪怕是对星星关注有加的记者都没有留意到这回事挑战赛线上赛最后一回合无悬念的结束了，二十支从线上赛突围进入线下赛的队伍全部产生。能走到这一步的队伍，多少都是得有些实力基础的。不过，对于星星而言， 玩家组成的实力队不足以让他们觉得是威胁，除了嘉世和嘉世同期降级的玄奇战队，最终也杀进了这二十队名单。玄奇的出局当然就不是嘉世那样的奇迹事件了。上赛季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他们都牢牢占据着联盟倒数第一的位置，是不给其他战队半分机会。他们的出局毫无争议。 而他们战队实力之弱也无可挑剔。不过，他们弱，也不过是相对来说。比起玩家实力，队，他们还是要强不少。但要放眼职业圈来说，玄奇的实力比起无极还有所不如。无极战队在联盟中有过三年积累，玄奇却才混了不过两年，而且第一年保住席位成功。 请了前职业选手张艺伟做教练，被看成是神来之笔。有这么一位经验丰富的前选手指点，无极战队的新兵们在第一赛季适应的还算不错。但是第二年，张艺伟却也没能妙手回春，无极战队兵败如山倒。教练是否能改变一支战队的话题，再次引出热议。通常一支出局队。 想保存实力都挺不容易，但玄奇的选手阵容却基本都留住了。与其说是战队的工作做得好，倒不如说玄奇的选手其他战队根本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如此实力的玄奇战队能否在挑战赛里撼动家世，这个问题玩家都懒得去思考了。放在以往的话， 同年，两支出局队的死磕可是挑战赛里最大的话题。但今年呢，看玄奇还不如看那只叫嚣要打倒嘉世的草根新星呢。玄奇之后再说有背景的战队，那就得数诛仙战队了。而且诛仙战队不只有背景，而且是非常有背景。连叶修、魏琛看到诛仙战队的名字都倍感亲切。 诛仙战队可是从第一赛季就开始征战职业圈的队伍，就这资历，秒杀当下荣耀中的一半战队。不过比起资历，诛仙更让人可歌可泣的，还得说是他们的坎坷经历。诛仙战队头年参加职业联盟就果断垫底，不过在首年还没有引入出局制度，得以次年依旧参加。 不过第二年出局至引入，同年又在垫底的诛仙战队果断出局。第三年诛仙战队征战挑战赛，于是第四年他们果断杀回来了，再然后他们就又出局了。随后第五年挑战赛再度果断杀回联盟，第六年联赛再度果断出局。 已经被戏称为“复活之王”的诛仙战队，却在第七年丢掉这个桂冠。当年的挑战赛，他们失手了，没能复活成功。随后第八年，他们再度失手。诛仙还没有解散，他们又一次参加了第九年，也就是今次的挑战赛。九年荣耀职业生涯，五年在挑战赛中度过，诛仙绝对可以说是挑战赛经验最丰富的队伍。 但是诛仙战队的实力究竟如何？恐怕联盟中的职业战队已经很少会有去留意了，甚至有的队伍恐怕都已经忘记了诛仙战队的名字。一支连挑战赛都要挣扎的队伍，即便最终复活，好像也不值得联盟中的豪强们牵肠挂肚。甚至连魏琛在看最终二十支队伍的名单，扫到诛仙战队的名字时，都是一怔：“哎。” 是那个诛仙吗？是那个，居然还没有解散啊！还没有，嗯，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嗯，但这次再淘汰，总该解散了吧？谁知道呢？哎，这队还有你认识的人吗？这我还真不清楚了。叶修说着，这诛仙战队在挑战赛都是第三年挣扎了。 叶修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何阵容，就算是有过交集的第六赛季这种垫底的出局队，也不会给叶修留下太多印象。当年有谁来着？魏琛努力回忆着，但很显然，处于垫底的弱旅就是那么的小透明。魏琛不多的职业记忆中，给诛仙战队留下的些许空间，就是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而已。 诛仙战队复活之王之名都不过是笑谈，没有人真正留意过他们的真正状况是怎样。尤其是连续两年复活不成功后，连笑谈都不再有的时候，他们也就很快被人彻底淡忘了。不管怎么说，重视起来。嗯 <coughs> 嗯，重视，重视。魏琛点点头，是不是敷衍，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家世、玄奇、诛仙，就是二十支战队中拥有职业背景的。通常来说，也就是挑战赛中的劲旅了。除此以外的，就都是玩家组织的队伍，真正的草根能走到这一阶段，也算有点实力。各大战队也会对他们接下来的表现略略关注一下。这当中指不定就会有人被某战队看中，随即成为职业选手。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玩家草根队中并没有哪支是以嘲讽家世起名的队伍，这让最终的线下赛失去了一大风景。不过说起来，比起起个名字来挖苦出局的家世，直接声称要挑翻家世的星星战队才是最大的嘲讽吧，因为星星貌似是认真的。线下赛即将开始。 各大荣耀媒体的报道也终于是舍得多给挑战赛一些版面了。家世的豪华、玄奇的教练、诛仙的起伏、兴欣的大言不惭，都成了比较有话题的东西。而联盟方面也在这时开始正式与各队取得联系，通知各队最终线下赛进行的时间和地点。而在这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即将进行：抽签儿。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支战队最终命运的事，即将要进行了。